弟兄姐妹平安，请你打开圣经《创世纪》第四章，今天从第十七节开始，然后讲到五章三十二节，由我来读上帝的话语。呃，我读的是合修版的版本，请你聆听上帝的话语。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就怀孕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一座城。 就照他儿子的名字称那成为以诺。以诺生以拿，以拿生米户雅利，米户雅利生马土沙利，马土沙利生拉麦。拉麦娶了两个妻子，一个名叫雅大，一个名叫喜拉。雅大生哑巴，哑巴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哑巴的兄弟名叫尤巴，他是所有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 喜拉又生了土巴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器、铁器的工匠。土巴该隐的妹妹是拿玛。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拉西啊，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啊，侧耳听我的言语。大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小孩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那杀拉麦的必遭报七十七倍。 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赛特，说：“上帝给我立了另一个后嗣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们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第五章，这是亚当后代的家谱。当上帝造人的日子，他按照自己的样式造人。 他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上帝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或称他们为亚当。亚当活到一百三十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亚当生赛特之后，又活了八百年，而且生儿育女。亚当共活了九百三十年就死了。赛特活到一百零五岁，生了以那士。 赛特生了伊纳四之后，又活了八百零七年，而且生儿育女。赛特共活了九百一十二年就死了。伊诺士活到九十岁，生了该男。伊诺士生该男之后，又活了八百一十五年，并且生儿育女。伊诺士共活了九百零五年就死了。该男活到七十岁，生了马勒列。该男生马勒列之后，又活了八百四十年，并且。 生儿育女，该男共活了九百一十年就死了。马勒列活到六十五岁，生了雅列。马勒列生了雅列之后，又活了八百三十年，并且生儿育女。马勒列共活了八百九十五年就死了。雅列活到一百六十二岁，生了以诺。雅列生了以诺之后，又活了八百年，并且生儿育女。雅列共活了九百六十二年。 就死了。以诺活到六十五岁，生了马土沙拉。以诺生马土沙拉之后，与上帝同行三百年，并且生儿育女。以诺共活了三百六十五年。以诺与上帝同行，上帝把他接去，他就不在了，他就没有了。马土沙拉活到一百八十七岁，生了拉麦。马土沙拉生了拉麦之后，又活了七百八十二年。 并且生儿育女，马土沙拉共活了九百六十九年就死了。拉麦活到一百八十二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挪亚，说，在耶和华所咒诅的地上，这个儿子必使我们从工作和手中的劳苦得到安慰。拉麦生了挪亚之后，又活了五百九十五年，并且生儿育女。拉麦共活了七百七十七年就死了。挪亚活到五百岁。 生了闪、寒和雅佛。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这本圣经，这个旧约，这个创世纪。因为若非有这本圣经，有你的话语，我们在主日根本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应该说什么，因为我们无从可言。但你不止赐给我们话语，你更…… 借着圣灵赐给你儿女能够领受你话语的心，你话语的耳朵和宣讲你话语的口，就求你叫我们今天在这里所宣讲的，在这里所听到，不是一个古老的故事，不是一个传说，不是一个神话，乃是你的历史，你在时空之中运作的历史，是真真实实的人，真真实实发生的事。 因为我们都有这领受的心，我们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在今天的经文之前，亚当和夏娃吃了知善恶树的果子，就被赶出伊甸园。亚当和夏娃同房，生了该隐和亚伯。 亚伯牧羊，该隐耕地。亚伯和该隐都献祭给上帝，但是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公物，却看不中该隐和他的公物。因为，因为后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亚伯是凭着信心献祭，比该隐所献的更为佳美，所以获得上帝的赞许，称他为义人。亚伯就此可说是第一个因信称义的典范。 在亚伯拉罕之前，亚伯就凭着一个生发仁爱的信心，就是那爱上帝，因此把最好的献给上帝的那个信心，德蒙上帝的悦纳，被上帝称为义人。这亚伯和该隐献祭就显示，在堕落之后被驱赶出伊甸园的人，从一开始他们就有宗教，也就必然有其神学。 呃，弟兄姐妹，不要小看亚当、夏娃他们那时教导他们儿子们的神学。这对夫妻在许多事上居首位，他们是第一个罪人，也是第一个神学家。除了幕后的亚当之外，亚当和夏娃是唯一曾经以毫无没有被罪所玷污的心智，直接领受上帝话语的人。也就是说，他们的儿子不是异教徒。 也就是说，亚伯和该隐从小就认识耶和华，只不过他们认识耶和华上帝方式显然不同。亚伯是凭着信心，该隐是凭着眼见。差别在于，其中有一个被赐予超自然的恩典，另一个则只有自然的恩赐；一个拥有超自然的神学，另一个顶多只有自然神学。结果就是，他们虽然…… 有同一个宗教，但是两人之中只有一位是异人。从一开始，异人就不偿命。异人亚伯被自己的哥哥杀了，成了第一个殉道者。该隐也是第一个人所生出的第一个长子，成了第一个杀人犯。因此，虽然夏娃说。 他是靠了耶和华得了一个人，就是他生该隐时候说的话。但是约翰后来说，那个人是属于二者的，魔鬼才是该隐的父，因为魔鬼从起初就是杀人犯和说谎人之父。该隐，该隐杀了弟弟之后，就推卸责任，甚至怪罪耶和华上帝说：“我岂是看守我弟弟的呢？”言下之意就是你。 你耶和华上帝，你才是，是你的错，你没有看守我的弟弟，他若有什么事，也都是你的过犯。该隐甚至会控诉上帝说：“你怎么那么没有爱心啊？”那是犯下最严重杀人罪的，认为上帝给他的刑罚太严重。他说：“你所赐给我的刑罚是过于我所能当的。” 该隐他犯罪的后果就是，耕地的被逐离土地，他没有脸再见上帝。这个这句话直接翻译就是他从上帝的面前隐藏起来，他必要流离飘荡在地上，终日被人追杀，最后不免一死。 换言之，该隐受惩罚，永远沉沦于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隔绝。这是保罗后来用来形形形容那些沉沦之人的话。你会说这公平吗？上帝怎么可以这么没有爱心，赶尽杀绝？我们知道罪人蒙恩，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不多思想，那没有悔改的罪人也蒙极大的恩典。 没有人能够说我们的上帝不够恩慈。上帝赐给该隐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也就是说，就连远离上帝面的罪人都受到上帝的保护，否则他根本不可能存活在地上。于是该隐离开了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园东边的挪得之地。你注意，人离开上帝总是往东移动。 To the east，挪得的意思就是流浪。今天的经文说，后来该隐与妻子同房，认识他的妻子，他就怀孕，生了儿子，叫做以诺尔。该隐建造一座城，就照着他儿子的名字，称那城为以诺。这是人所造的第一座城。这城可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城市，但是却是人手中的工作。 也是违背上帝明确旨意的成就。上帝明确的旨意是要该隐流离飘荡在地上，他可能顶多就搭一座帐篷，不是要造一座城。上帝给该隐的记号，那个记号是他生命的保障，那个记号是对该隐丰盛的恩慈、宽容、忍耐，或许引领他悔改，但是没有。 该隐没有悔改，就没有以至于得到永生的盼望。该隐没有回头寻求耶和华上帝的面，反而他为自己打造了一座城，他用自己的手筑起城的城墙。换句话说，他宁愿靠自己，也不靠上帝。他坚持要按照我的意愿，不是照你的旨意。他以自己的儿子的名命名那城，不像后来的近前人以耶和华的名给土地取名。 该隐远离耶和华的面，就杀出一片活出自我的天地。他非常努力用自己的方式延续他在地的生命，但是他没有永生。他动手打坐那座城是他眼见的城，就表示他没有凭着信心等候。后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等候一座上帝所设计、所建造有根有基的城。” 这就是人类第一个城市的由来。按照某些神学家的说法，该隐应该是第一个完成文化使命的人。那些神学家，譬如说 Meredith Klein 或者我们熟悉的 Tim Keller（ 提姆·凯勒），他们认为打造城市是上帝从一开始对人的心意，就像婚姻和工作是创造的规范 （Creation Ordinances）。 I don't know，我不知道是否打造城市真的是上帝对人起初创造要人所做赋予人的使命。如果打造城市真是上帝从一开始就赋予人的使命，那么我们就必须说，这个使命有一个还蛮不幸的开始，居然是在违背上帝的命令之下所成就的。要说城市是上帝他自己发明和设计的。 也是上帝要人成就的最终目的，就好似说一夫多妻的制度或离婚是上帝从一开始对人的心意。把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大地这个命令解读为打造城市的文化使命，像 Tim Keller 解释。 我会说是一种错误和过度的解读《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你可能听过这种解读所激发、所生出的实践神学。这个神学在台湾也有，叫做 “City to City Taiwan”，中文是“城市引力”。这直接翻译就是从城市到城市，城市到城市。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我只知道这种神学所引发的一些东西，像基督徒的工作观，还蛮吸引一些人的。城市引力在台湾结出首要也最耀眼的成果，就是，you know，你知道，那个在台北一零一的教会，你会说那是值得引以为傲，还是引以为耻的？ 那是把发挥影响力当作偶像来崇拜，还是用新加尔文主义包装骨子里的成功神学？I don't know，我不知道。我只要你们知道，幸福不是那样的教会。今天我只要指出，人类打造的城市是上帝顾念罪人堕落。 和软弱的恩慈，不是上帝从一开始就赋予人的使命。就如一夫多妻或离婚，是上帝补救腐败的人心刚硬的补救方案。但耶稣说，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宁愿说，城市从一开始就是罪人的发明和设计，不是上帝的。上帝。 确实赐福给人的城市，那是一种抚救，顶多是普遍恩典，本身无法救人，也无法达到最终的目的。你我人最终的目的，确实是一座城，但是那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新城耶路撒冷，那才是上帝所设计、所建造的，不是人手打造的城。而且亚当的文化使命，成了我们的大使命。 生养众多、治理大地，已经成了驱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你必须问：为什么 city to city 城市到城市，为何不是城市到旷野、城市到地极？city to wilderness，city to the end of the earth。 好，今天经文提到人类所打造的第一座城，我就趁机与大家一同思想我们心福这个城市教会的城市神学。Saint t l o m a s 该隐的后裔拉麦娶了两个妻子，一个名叫亚大，一个名叫喜拉。上帝原来利益是要男人女人离开父母成为一体，两人成为一体。 但是该隐是离开上帝面的人，他其实不不会太在乎上帝原来到底有什么心意。而且上帝确实大大的赐福给拉麦，他娶了两个妻子，分别生出三个非常有成就的儿子，优秀啊，还有一个女儿。 一个儿子是畜牧业的始祖，一个儿子是音乐的开山始祖，一个儿子是打造工具的工匠。也就是说，拉麦他这一家人不缺食物，他不仅有食物，还有艺术，还有科技。哦，我们今天有牛肉吃。大卫后来会弹琴，挪亚有打造方舟的工艺，都归功于拉麦的儿子们。 虽然洪水也灭绝了拉麦所有的后代，我们也很难说拉麦这个人并没有尽力完成他的生养众多、地上昌盛繁茂的文化使命。他打造了一座城，他的儿子非常有文化。我们不应该奇怪上帝赐福这一家人，因为上帝时常祝福沉沦的人，好借着他们赐福给。 得救的人，拉麦有三个非常可夸口的儿子们，但是他们看来不是，It's not, he's not，不是不是他们父亲引以为傲的，因为拉麦并没有指着他们夸口，反而他指着他自己夸口，他最引以为傲的不是他的婚姻，不是他的事业，不是他的儿女，而是他杀了人。 他的先祖该隐曾经试图隐藏自己杀人的事实。I don't know，我不知道。但是该隐的子孙拉麦居然做了一首诗来夸口自己杀人。若非有上帝恩典，弟兄姐妹，罪人只能够罪上加罪，罪的值与量增倍的速度超乎你我的所求所想。 弟兄姐妹，不要小看罪的发展潜力，不要小看罪的发展潜力。经过短短的几代、几年，甚至几个月，罪会叫你面目全非，你甚至认不出你自己。尤其，尤其是那种你不愿意对付、你没有制服的罪。约翰·欧文他怎么说？致死罪，或让罪置你于死地。 或犯你不致死的罪，总有一天会置你于死地。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达拉希尔，听我的声音，listen to me。”拉麦的妻子们啊，侧耳听我的言语。大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小孩这个字是是小孩，真的是指儿童。儿童损了我，我把他害了。 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的，必遭报七十七倍。也就是说，拉麦比耶和华上帝更公义、更严厉、更热心维护自己的尊严。你可以想象做他的妻子或做他儿子吗？拉麦这个人，他不需要一个帮手，他不需要爱。 他甚至不需要顺服，拉麦要的是权力和畏惧，他的自我歌颂就全然印证三章十六节的咒诅：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他必管辖你，他必在畏惧中、恐惧中管辖你。拉麦那种杀无赦的人生哲学，有非常丰盛的抱负，却没有毫无。 饶恕的空间，沙拉麦的必遭报七十七倍。主耶稣后来要彼得饶恕人七十个七次，你认为他可否想起拉麦？你我可否想起拉麦？弟兄姐妹，拉麦最好长留在你我的心上，免得你我变得像拉麦。 你们若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赋也必饶恕你们；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的天赋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如果弟兄姐妹你无法饶恕人，你最好想一想那个最可恶又最可怜却完全不得怜悯的拉麦，他不饶恕人，就不得饶恕，而且他必加倍的受刑罚，因为他的仇恨终必最终。 扼杀他自己的生命，而杀拉麦的必遭报七十七倍。夏娃后来又生了一个儿子，给他取名叫赛特，说：“上帝给我立了另一个后裔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就是杀了亚伯。”后裔这个字就是种子，与三章十五节“女人的后裔，女人的种子”是同一个字。 我们可以想象，当夏娃得到该隐的时候，他很可能就以为该隐就是那个要踩碎蛇的头的后裔。然而，该隐不是那一个女人的后裔，反而是蛇的种子。他又杀人，他又说谎。该隐杀了亚伯之后，夏娃必然会好奇那个原始的福音究竟要如何成就，一直到赛特的诞生，诞生代替亚伯。 也就是说，上帝从一开始就定义要借着一个儿子取代另外一个儿子，用这种取代的方式施行拯救。从生下赛特开始，人开始呼叫耶和华的名，或者老一点的翻译，人开始被称在耶和华的名下。不论哪一种翻译，其实最终的意思都是一样的，就是赛特的后裔。 只有他的后裔是归属上帝名下的儿女。要踩碎蛇的头的女人后裔，要从赛特这一个种子发出来。所该隐的后代，他们有很多东西：有城市、 <laughs> 有工艺、有文化、有东西吃、有地上一切的好处。赛特的后裔有耶和华的名，有敬拜，有天上的盼望。 和来世的确据。第五章，第五章记录记录这个，借着赛特的后裔亚当后代的家家谱，说啊，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男人和女人。亚当则是直接翻译，按照自己的样式、自己的形象生了一个儿子。 给他起名叫赛特，这暗示我们亚当犯罪之后，亚当就无法忠实传承上帝的形象，只能够生出有罪身样式的儿子。但这并不是说赛特或赛特后裔全然失去上帝形象，毕竟没有上帝形象定义就不是人。但是人犯罪就失去神学家所谓所谓窄义的上帝形象，就是。 亚当原被的知识、公义和圣洁，唯有借着上帝儿子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人才重新得到，人才重新被造，人才重新有这个新造的知识、公义和圣洁。我想借着这两节经文，再提出另外一个容易被我们忽略的重点，或者神学原则，或者。 基督论的规则就是：人是受造的，儿子是出生的；人是受造的，儿子是出生的。这其实也正是救恩论的核心要点。Hear me out。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最基本的问题不是要如何填饱肚子，甚至不是如何要生养众多，要如何治理大地。 人成了罪人，罪人最基本的问题就是罪的问题。按照上帝形象被造却犯罪的人，如何不一定死？这个问题需要一个答案。被驱逐离开上帝面的人，怎么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如何重新恢复与上帝的团契？ 上帝与人，神与人如何再次的合一？但是，我认为上帝从一开始就暗示了解决方案。不仅有一个女人的儿子要踩碎蛇的头，而且有一个儿子，就是那一个儿子要替代另一个儿子。但问题是，按照罪人形象生出的女人儿子，怎么能够代替另外一个罪人？ 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当然你我知道，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那本在天父怀中的独身上帝，原文是 Monotheos，g 独身上帝，就是上帝形象本尊的上帝儿子。等到时候成熟了，他成了被造的女人儿子，就是拥有上帝形象的人子，是他带领。 弟兄们，回到天父的怀中。人是受造的，儿子是出生的。然而，永神出生的上帝儿子，居然成了受造的人。神性与人性联合在同一个位格。就上帝儿子来说，他是生出而非受造；就女人儿子来说，他不仅是生出的，他也必然是。 被造的，这就是原始福音所预告的好消息。在永恒中出生的儿子，成了在时空中受造的肉身。这就是最奇妙的恩典。你否认他成了受造的人，你就否认这个恩典，你就否定你自己的救恩，你就否认上帝给我们的救赎。 Anyways，这份亚当后代的家谱记记录记录的是亚当透过赛特的后代的家谱。这家谱一共记录了十代亚当的后代。相较于该隐的后代的家谱，这份记录详细多了。有一个重复出现的模式，有记载人的岁数，然后生儿育女。 还有就死了，是的，孩子们，你们你们刚刚读的没有错，你们没有看错，那个时候人活的真的是非常的久，八百年、九百年不算稀奇。呃，有人说可能是当时的环境没有受污染，哎，也也的也没有垃圾食物，也没有人早餐吃蛋饼、萝卜糕、喝奶茶。 也也也可能是因为当事人犯罪还没有犯那么多，或者上帝就是要人活久一点，好多生儿育女，我不确定。但不论一个人他的年岁多寡，他生育多少的儿女，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确定的结局，就死了，就死了，就死了，relentless，一共八次，没有例外，只有一个例外。 以诺活到六十五岁，生了马土沙拉。以诺生马土沙拉之后，与上帝同行三百年，而且生儿育女。以诺共活了三百六十五年。以诺与上帝同行，上帝把他接去，他就不在，他就没了。 唯有这这个以诺和后来的先知以利啊，呃，他们没有经历死亡，就直接被上帝接走。这个以诺是亚当透过赛特的第七代子孙，我们刚才提到那一个拉麦是亚当透过该隐的第七代子孙。不知道这两个第七代子孙有没有见过面，可否认识彼此？他们见面可否认得出彼此？ <laughs> 因为他们非常的不一样。 拉麦独尊自我，以诺仰望上帝。拉麦凭着眼见行事，以诺凭着信心与上帝同行。圣经里面记录，有人行在耶和华上帝面前，有人紧紧跟随在耶和华上帝之后。但是与上帝同行的人，必然特别享有与上帝那种最亲密的关系。 就是至少是一个一个在地上的人，能够与在天上的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关系。拉麦没有这种关系。其实你你应该看得出来，拉麦与上帝与人都没有关系。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以诺是他他被上帝接去以前，他在地上已经讨上帝的喜悦而蒙赞许。 从拉麦获取蒙福，而且蒙极大的福。但是拉麦从来就不得上帝的喜悦。以诺有个孙子也叫拉麦，从那个拉麦，他只靠自己，他他不在乎他非常优秀的儿子呢。但是这个拉麦，以诺的以诺的子孙孙子拉麦。 这个拉麦不靠自己，反而将希望寄托在他儿子那一个儿子挪亚的身上。之后我们会看到挪亚这个人，他说：“在耶和华咒诅的地上，是这个儿子必使我们从工作和手中的劳苦得到安慰。”那一个拉麦只看到自己，只聚焦在自己身上，所以他就无可指望的。他顶多盼望杀他的人。 遭报复七十七倍，阿森。而这个拉麦，则要活到七百七十七岁。他虽然死了，却有永生的盼望。贾尔文说：“上帝接走的那个以诺，给我们复活的盼望。” 就是之后约伯说：“皮肉绝灭之后，必在肉体之外得见上帝的那一个盼望。”但是我不确定，我不确定以诺给我们这个盼望。毕竟以诺他的皮肉没有绝灭，他没有经历死亡，就得以与上帝同在。OK，或许以诺提供我们一个在地与上帝同行，就要在天与上帝同在的典范。 但是以诺毕竟是一个一个例外，例外不是模范，例外也无法提供我们效法的样式。我们确实要像以诺，凭着信心与上帝同行。但是我还蛮确定，弟兄姐妹，我还蛮确定，上帝不会直接把我们接去。 以诺得上帝喜悦而蒙赞许。马太·亨利说：“越讨上帝喜悦的，往往越早被上帝接走。”哈，哈，也许这表示你想要在地上活久一点。 就不要太讨上帝的喜悦。I don't know。也许问题不是讨上帝喜悦的人为什么活不久。也许问题不是讨上帝喜悦的人为什么活不久，因为或许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上帝差遣他最喜悦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活在我们中间三十三年多，居然没有直接把他接走？为什么？ 他叫他留下来，好离弃他在十字架上。那全然凭着信心行事，没有一次违背，没有一次退缩，总是顺服，总是与上帝同行的儿子。上帝没有把他接走。上帝的儿子甚至没有以诺的特权，以诺是例外。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不能例外。那永远。 出生本不能死的儿子，成了必须死的人，才能够替弟兄死，成了复活、出手的果子。也就是说，以诺顺服上帝的结局是被上帝接走，就不在地上。耶稣基督顺服以至于死，就必须留在地上。儿子。 本与父同在，儿子却来到世上。儿子与上帝同行。儿子死了，儿子复活了，儿子坐在天父上帝的右手边。哟，女人生出了许多的儿子，但是唯有这一个儿子，唯有他才是我们复活的盼望，唯有他才是我们死而复生的模式。 以诺不过是一个影子，很微弱的影射那真体，就是基督的影子。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下一个代替我们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爱子。 他是第二个最后的亚当，除他以外再没有别人了，也再没有别的名我们可以呼求的。他是你独生的儿子，而归入他名下的就归入你的名下，我们也就成了你的儿女。就是他这个儿子，必使我们从工作和手中的劳苦得到安慰。为了他的缘故，我祷告。